锵锵三人行，哎，文道，咱们这个要探讨长寿之道，就得跟王老师请教。 <laughs> 没有没有，我我我绝对不敢，不绝对。不我觉得王蒙老师的这个康健之道是这个生生命在于活动。哎，我我我也爱运动。哎，听说这个季羡林老人呢，他的经验是健康在于运动，长寿在于不动。啊， <laughs> 但是，哎，但是王蒙老师啊，我发现他就是爱活动，全他比咱们跑的地方还频繁，对，还密。切。 他主要是好奇心很旺盛，就我发现很多人年纪大了，是是这些东西就触角都顿了下来。但王老师不一样，您别看他年纪不小啊，但是其实他好奇心很旺盛，是是，对，就对什么事还都有点兴趣，嗯，哎。 最近我挺想听听听聊聊，嗯，您这个云游上哪儿轮游啊？是上到他的几乎，我觉得也算你的第二故乡了。是是是，他哪儿啊？就是新疆，新疆，新疆。新疆这最近可是一个让人呐，是是，哎呀，不知道该怎么说的话题。这新新疆啊，一个是我去了趟新疆呢，我这次还去了哈密，嗯，这个哈。 这个这也是那当地的人喜欢把它读成“赏声”，说是哈密。其实那字应该念“哈密”，是吧？但是他们人人都说“哈密”，哈密瓜。但哈密呢，哈密呢，为什么我去的少呢？因为它呀，离着这个内地太近了。嗯，它离着酒泉，离着那敦煌，都比离乌鲁木齐近。嗯，所以我们老觉得它好像不算不完不完全新疆话，没有完全新疆话。嗯。 这个哈密去呢，给我也是很大的影响。就是说，清朝的时候啊，他很注意啊，就是拿哈密作为一个一个一个据点。那哈密能够安顿住了，呃，你比如包括他驻军，他都住在哈密。这样的话呢，他随时有什么情况呢，就可以进可以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这个这是一个是哈密，还有一件事对我最近。 冲击也挺大，嗯，就是咱们在北京的这个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工作的这个库尔班江先生，哎，他是一个摄摄影师，嗯，他出了一本书，呃，文图都是他的，叫我从新疆来，他写一批啊新疆的各兄弟民族的，以维吾尔族为主的这些应该说是精英人物。 他们在什么北京、上海、深圳什么各地，呃，读大学的、读研的，是吧？工作的，在企业当高管的，呃，自己办了公司的，呃，这样的一些人，这些人里头呢，他也也吐了一点苦水，因为他就是能够被这个内地啊很好的信任和接待，并非易事。 是，但是呢，他们真正出来看完了以后呢，他们也很痛苦，就觉着自己的家乡啊太封闭了，而且被那种不怀好意的、那 <laughs> 种狭隘的、极端的那种情绪所笼罩。 哎，那个我看着特别感人。呃，这个《贵贵凤凰周刊》《凤凰周刊》登了他很详细的采访和他的这些这个故事。库尔班江，你可以在照片上先认识认识他。这你看还很帅的一个小伙子，他是一九八二年的生人。就抱孩子这个是库尔班江，这两旁的呢是他的这个父母亲。父母亲，他是新疆的和田，和田。然后你再看下边，这是库尔班江的摄影作品。 那拍的是喀什，哎，你注意这个影调啊，他调的这个影调，你看，有些人说呢，说他这个影调给人好像一种有点这个怎么说呢，黑暗的这种感觉。好，你再看下边，你看这种影调黑白是吧？黑白分明，但是呢，你再看下边，哎，这种影调好像呃给人的这个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但是他自己有解释，他说呀。 他说，他感觉到新疆现在的有些地方啊，他说本来这个摄影啊，他说我们用的最多的啊是黑白之间的这个灰调子，灰调子。但是他现在作为一个维吾尔人，他觉得心里啊，他说我现在挺难过。他说，因为我现在回家乡，我觉得呢，有些地方啊已经变成了黑白，就这个灰啊中间的这个部分呢，灰减少了，这个只有好像黑和白都奔向一个极端去，这让他觉得。 因为他自己也不讳言呐，他自己就说，他说和田是吧，正是一个好像好像是发生过这个暴恐事件的这么一个地方，而他就是这个地方的人。你听这王鹏老师讲讲，他就咱们有时候咱们很难想象，比如说三月一号昆明的这个这个暴恐事件发生的时候，那他作为一个这个新疆人在内地的新疆人，他你知道他跟咱们感受不一样，他一看见这个新闻发生。 他这个心呢，一下子就扑腾扑腾跳，他就觉着这又又是维吾尔族的什么人出了事儿了，大概是。对，他就心心里心里一直在在担担心，说这个是不是跟这个新疆有关？ <coughs> 最后果然他说啊，听说那些个暴徒啊穿着黑衣服，他说他当时心里就猜百分之七十的可能。和和田和田，而且他说是和田人。是和田，对。他老婆孩子人都接到北京来了。嗯。他也有，他说都非常实在。 他说：“他有今天吧，跟他爸爸的关系特别大。他爸爸是个玉石商人，特别讲信用的玉石商人，所以他经常跑内地的一些最大的一些城市，和一些这个比较大款们打交道。因为他有的那玉石是特别呃高贵啊，几百万个这档次高的。对，呃，他说他爸爸从小就跟告诉他们，一定要走出和田，一定要知道这中国有多么大。” 说，如果你光待在和田呢，你这个思想啊太狭隘。嗯，我觉得这个说的是有点有点关系。嗯，呃，他爸爸也是非常虔诚的穆斯林。嗯，但是他爸爸认为不能够把自己的就是思想情感呢都自个儿给糗的，嗯，囚的一个捆绑在捆捆绑的一个小地方。嗯，呃，所以我看他这个，我有一个什么很深切的感觉呢？嗯，就是。 咱们整个的国家吧，这已经这个三十多年了，三四十年了，可以说一直在急着奔这个现代化。嗯，呃，你要往更早了说，那从清末其实就已经在考讨论这个现代化的问题，什么中体西用啊，什么 <laughs> 这个这个呃船坚呃利炮啊，这个也在考虑。嗯，哎，这个现代化对于就是内地的汉族来说也并不容易。 嗯，有跳河的，有这个这个，呃，有有互相之间斗得非常厉害的。那 <coughs> 么今天这个现代化的过程中呢，你要看他写的那这一批人，你会惊叹哦，原来这个新疆的维吾尔族里有这么先进的精英，是吧？有一个是杭州，那还是一个美女，她属于高管，在杭州的一个什么公公司里头已经。 已经十几年了，而且年年受表扬，年年是是是先进人物，有的也在欧美啊，这留过学、受过教育的。问题是这样的人呢，在新疆太少了。嗯，另外他回过头来一写和田，和田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啊。我我前几年也还去过，没也并不是说这个和田多么恐怖。 但是和田起码有这种现象，就是和田的某些农村里头呢，那儿被一种极端的势力啊，所影响，几乎什么都不谈，什么都不承认，世界上有什么事儿不知道，呃，北京有什么事儿不知道，呃，你你香港、台湾有什么事儿他更不知道，就光知道就是要要就是那种比较狭隘的仇视，是仇视现代化。 把现代化当成了洪水猛兽，当成灾难，要和这个现代化一拼。我觉得有这么一股子劲。我想，其实所有的这种呃分离的想法，或者是仇视的想法，这种恐怖的，甚至更恐怖的极端势力啊，他们要产生的温床，其实大致上都很相似的。这温床是什么呢？一个呢，就是来自于，通常是来自于他感觉到自己被人歧视。 被受到不公平的对待，然后这时候呢，他就会仇恨人家，而这个仇恨是互相滋养的。仇恨是一种很奇特的动物，仇恨这种动物是被仇恨养大的。嗯嗯嗯，你越仇恨他，他又养得越壮越胖。我们看以巴几十年来的仇恨，你就知道，呃，因为你今天给我射了一个导弹，我明天给你射回五个去，然后你那边就说那我们这血海深仇了，又给你射回十个去。 我们要注意这种事情啊，你只会激化他那种被排挤、被边缘的心情，然后他会更加仇视汉人，他更加觉得你我怎么就不被这个国家大多数人接受？我觉得这个事儿真的就是特别，怎么说呢，特别难办。 你比如说，美国当年不也就是碰到这个问题吗？好像哎，九幺幺之后，是是吧？那你不应该啊！你不应该说九幺幺之后，你对于这个阿拉伯人，你美国警察就看得清。他们甚至连印度人他都分不清，对对对，总之肤色稍黑， <laughs> 但又不全黑，他就说你是不应该，嗯。可是呢，我又觉得从这个，比如说，假如说我是一个执法的这个警察。 我我可能确实也会格外的，好像注意一点。是，但是问题是，说这个，但是我我觉得我们还缺什么呢？就我觉得你作为一个执法警察，可能你盯严一点。但是我我想讲的是一般百姓，我们一般的汉人百姓里面，我觉得对其他民族的理解并不够。我我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常常说这点，我我我很喜欢问人一些这种事儿，比如说我我我。 碰到有些朋友聊得熟了，我说你知道今年是回历什么年吗？你知道今年是藏历的什么年吗？我们汉人都觉得不知道很应该。反过来，你问一个藏人，他知不知道今年是汉人农历什么属什么？他知道。你问一个维吾尔人，今年我们中国农历什么？他知道。你懂我意思了吧？就是说，我们对于其他，我们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占占大多数的汉人。 我们有时候太容易的以为汉人就是中国人，就是中华民族就等于汉人，不是的。我们还有很多兄弟民族的。我们意思，您讲的也非常的好，就是要增加相互的了解。这个呃，有一些是民族，他们知道汉族的这个这个年呢，这个不足为奇。 因为他们都接受了这个十二生肖，是啊，哎，所以这个也很有意思。所以你说新疆的文化，它并不仅仅是伊斯兰文化，对，当然不是，它包括这个中原文化，它十二生肖都知道，没有人不知道，它跟咱们的排列是完全一样的。您当年在新疆的时候是在什么地方？我在伊犁的最长，伊犁，但是别墅我也都去过。那你说这个这种南疆的和北疆的是有不同吗？当然。 它南南北疆啊，一个是啊，它生活条件好一些。你比如伊犁的农民，都养奶牛，这土奶牛。这过去我们只有在欧洲的小说里头看到奶牛，我们都不可理解，农民怎么能养奶牛？ <laughs> 回到伊犁就知道了。一个小土奶牛，呃，一天嘛两三公斤的牛奶的产量也没没什么了不起。哎，还有一个呢，就是伊犁这边。 啊，什么哈密这边还有一支的，还有什么啊，这个呃，这个叫阿勒泰，嗯，是吧？塔城这边啊，它民族比较杂。是。呃，因为伊犁它首先是哈萨克族自治州，没错。哎，它也有维吾尔，嗯，也有柯尔克孜，是。哎，也还有什么锡伯，是。它就它民族民族的成分比较杂。嗯。南疆有些地方啊，它维吾尔的占的比例啊， 是非常高的，嗯，比如和田市，它那个那个市镇上，维吾尔人的比例是百分之九十七，是吧？你到了有些农村呢，就百分之九十九，或者百分之九十九点几几，嗯，因为他没有两三个别的民族的人。他我们去和田，他们就说说我们走着大街上，他们马上就知道，呃，说是比如说今天又来了十个这个汉族的干部。 <laughs> 或者明天来了十个汉族的这个小姑娘，他都看得出来，因为他没有这个干什么，所以他这个情况啊，哎也不一样。嗯，当然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地缘政治的原因？嗯，你比如南疆，它有的地方和阿富汗接壤，嗯，有的地方它和这个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接壤，哎，这个国际上的那个那个势力呀。 特别容易，也很可当然，你你讲这个，我想起一挺逗的一个事儿，就就说这个库尔班江啊，他去土耳其，但他就他去土耳其呢，他说这个土耳其对这个这咱们这个中国新疆这维族人啊，他有一种态度让他觉得很不舒服。为什么呢？他举了个例子，说对对对方问说你是哪儿的？他说我新疆来的。然后说这个土耳其人就拥抱他，说你们受苦了。 <laughs> 他说我们受什么苦， <laughs> 是吧？然后说你们能吃上这个吗？ 然后，哎，说的他呢，这个自尊心都过不去。他说：“这东西我们在家里天天都吃，你们还觉得是什么好东西？就是他们对又对这儿咱这儿有一种什么样的想象？水深火热的想象。这个这个互相不，对，互相不理解呀。对，我第一次去美国，一九八零年，赶上我碰到一批也是大陆第一批上美国留学的天津的小丫头们，这。 京油子、喂嘴子，天津人说话特厉害。嗯，他们就跟这个台湾的同学吵起来了，因为那时候一九八零年嘛，台湾的同学对大陆的设想也是特水深火热。 <laughs> <laughs> 说吃香蕉的时候就问这个呃天津人，你们吃过吗？那天津人就不理他，一个破香蕉有什么没吃过？ 说听说你们只能吃香蕉皮呀， <laughs> 香蕉瓤只能供干吃。 <laughs> 这下子惹怒了咱们这天津小丫头了，天津小丫头那大荤大素的那个话，哇，倾泻而出。嗯，把这台湾同学没从来没听过这么野的语言，小女孩说这么野的话，说剩的台湾同学气得那光哭了。 <laughs> 这大陆的女生。 取得了一次舌战的胜利， <laughs> 靠这个大婚。你说这让我想起来，我好像还跟你说过，我二十年前我第一次到我河北我外公老家去，农村里头，那到那个农村，后村里头看一些相亲，从来没见过面，那相亲看了很亲热。哎呀，有一个远方来的一个亲戚来了，带着我田里头到处转，他们对我也是这样。 <coughs> 比如说，我还记得我一个姨妈，她指着田里的一头牛。 我文道，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对 <laughs> 你见过这？没见过所以他也有一种想象。对他也有一种想，象。城里人不知道牛是什么玩意儿。现在咱们回头来说新疆啊，对新疆最近还有一个事儿，我觉得也挺值得值得研究的，就是这个不断的发生这种恶性的暴恐案件呢。新疆有一批精英型的知识分子啊。嗯。 特别难过，嗯嗯，而且他们写了很多文章，有的文章写的上纲上的也很高，说我们不能让是吧？少数几个暴恐分子啊来绑架整个的维吾尔族，嗯，我们再不能够用用我们整个的民族来承担暴恐的责任了，嗯，哎，这个就是另外有的还引经据典了，就是说从历史上。 新疆的诗人，新疆的学者，就一再劝诫大家，呃，不能够把这个宗教啊，呃，这个加以歪曲，变成一个仇恨的种子，而应该是呃学习知识，扩大视野。你自己是一个有文化、有知识的人，你回过头来会更珍惜、更正确的珍惜你的信仰，等等，说了很多这样的话。 我是觉得这个呀非常的好，我是，可是可是我我担心什么？现在还有个问题啊，就是，呃，因为像全世界各地啊这类恐怖分子或者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它要是能够滋长，除了刚才我们说的互相的不了解、排斥，跟以及随着排斥、互相排斥而来的仇恨，跟不断增长的仇恨之外，还有一点。 就是它总是牵涉一个社会经济发展平不平等、公不公平的问题。你讲的好对，就这问题。对，所以我就说现代化是不是大家都在这车上 <clears throat> 往现代化走？对，有的赶上点儿了，有的赶老赶不上点儿，他急了，他那就那就很不高兴。你比如说，我我回想我们光看巴勒斯坦啊，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它所有历来它能够成功的组织，最早是巴解，后来是哈马斯，那么比如说后来包括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啊。 他们的成长啊，都很依赖什么？就是主张某种类似社会主义的公平制度。对，他就比如说你们那些西方政权，或者是某些民族，他们对我们不好，我们穷了，我们落后了。但是我给大家搞福利或怎么样，他总是背后用一种呃很平等的理念来撑起自己的组织跟自己的获得的支持。所以你如果真的要消除这个问题， 呃，你如果不真的做好这个发展的平等问题，很难办。你说这个太好，我还曾经就这个问题啊，我说这个要专门就请教一下王蒙老师。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咱先不讲新疆，咱就讲在大陆其他地区也会经常有一些，比如说有些村民他就表达他的不满，但是你看他有些时候他表达不满的理由是什么呢？他就说的这个我们的环境。 是被污染了啊，然后呢，我们自己生活很困难，但是呢，有一些人他不管是在这儿投资也好啊，在这儿或者是有一些既得利益者，他们富起来了，他们富起来了，但是好像我们觉得很不平等，他有这么一种不满，所以我就觉得是民族问题呢，还是说是不是新疆也会有一些这种经济发展机会上面的？那个民族问题有时候在这时候激化起来。肯定是这样。嗯，我跟你说呀。 那个，其实从全世界我们扩而大之啊，我 <laughs> 我这看法我不知道对不对啊？你现在呀，呃，美国呀，把这个恐怖分子吧，就是看成一种啊人渣，然后就是然后用这个高压、高暴力的手段把他们消灭，就是反恐的要义。这个呢，我完全理解。 你遇到已经有了这么一批这个人灭绝人性的恐怖分子，见人就杀，见人就反人类了啊！不，反人类了，你当然你得灭他。但是我认为全世界也是在这个现代化、全球化的这样一个高调的进行曲当中，他总还有些，比如说阿富汗，他是绝望的，他是失望的，他感觉到全球化和这个呃现代化呀。 正在灭绝他的民族，正在灭绝他的文化，所以他就用一种最极端的、最不可理解的，一直到丧失人性的手段呢，出现这么一批人了。他也不是整个阿富汗极端少数极端，极端少数极端分子，他会出现这个。所以就是随着现在整个这个历史的节奏、发展的节奏的加快呀，就越来越。 需要就是各个民族，咱们都得能搭到这个现代化这个高铁，这个这个这个所以说快速列车上。全世界也有一个贫富差距。差距对。接下来为您播出《文明启示录》。远没有完成。那还有还有。当年像王老师，你们那时候去去新疆，基本。